上将三人行，咱们这个李艾今天穿的这么样的文雅啊，可能是为了抵挡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不堪。啊，今天的话题有多不堪？呃，我露出了很有兴趣的这个表情。现在就给你看不雅视频， <laughs> 就是在哪里？ <laughs> 按说像我们这么高档的节目 <laughs> 是吧，从来不会放这些东西，对不对？啊，但是呢，不是老放吗？啊，是是，你看了，你看了多。 但是呢，为什么我今天呢决定放这么二十二秒？因为呢，第一，你什么人都看不着，你就看见一光脊娘，男人的一个光脊娘，甚至这个女主角啊，是女主角在拍，女主角你也看不着，所以这个也不算侵犯什么隐私哈。但我为什么让你看呢？哎，就是这个女的呀，她为什么要拍？她拍的时候啊，她还在说话，我就听了她这几句话呀。 我就很想跟你们聊一聊。好，好，来来，不是这个事儿，先要讲背景嘛，要不你们看得懂吗？行了，行，行，行，快看， <laughs> 快，是吗？反正就是说，这一个男的跟女的在床上，呃，不是下了床，你看嘛，先好了， <laughs> 你看吧，算什么架？问呢？你好意思的？嗯？你好意思的？我为啥不好意思呢？ 你强暴我，不知道多少次了，你还你强暴我多少次了，你还好意思让我跟你再继续？这个这名男子啊，这个是浙江某国企的，好像是发电厂的，好像是的党支部书记，现在已经被免职了，嗯，已经被免职。那因为什么被免职呢？因为这个女的现在化名啊叫丽丽，嗯。 这个女的就开始投诉他，就说啊，他这个玩弄女性，等等等等。但是你知道，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你看这个女的拍的这个时候，这女的旁边，但你看她说这话，其实这不就是套这个男人的这个话？这个女女孩就说啊，我要保护我自己啊，我总得留个证据啊。 所以当时他拿着拍，你看刚才两人对话的内容是讲的什么呢？嗯，就是说可能是这女的说我拒绝你跟我发生性关系你不高兴啊，嗯，对吧？这男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就不高兴，然后这女背着背着身在干嘛？在吃东西，在吃东西，搞完了他饿嘛，他就吃了。然后 <laughs> 这个女的就 <laughs> 这个女的你现在抛话外音在说什么吗？嗯，说哎什么你强暴我这么多次啊你什么什么。 其实他就要把这个录进去嘛，要要要要要要作为证据嘛。是，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是很多人都会这么做吧。比如说雷政富的事儿出来之后，我觉得起了一个模范作用，就大家都发现这一招是一个用来保护自己或者是为自己有利的一个方法，是不是？我我猜现在很多人都会这么搞，所以将来这些呃要搞这种道德沦丧行为那些男的上床之前要先收清楚手机在哪里是。 对吧？但是我我看完那以后，我觉得那女的说这番话的时候，就怎么有点撒娇的感觉呢？她并没有很，我并没有觉得她很生气、很愤怒，她的那个语气里头多少有点，哟，你这样还怪我呢？哟，就他们都是你在强暴我吗？就她，她包括她说“强暴”那个词的时候，我就甚至都觉得是他们。 就是如果你不告诉我前面的那些背景以及后面的故事，只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是情侣之间的一种打情骂俏和他们之间的一种对于这个事情的一种一一一种说法，可能是一种一种。哎，你看，这是女性角度。就我听起来，我的感觉，我被他还在吃东西。 你说如果如果一个女性，因为本我是很怕看强就有关跟强奸有关强暴有关系的戏的，我会很难受很难受，我就很难想象一个女性在被一个男性如果就算强奸未遂一一种这样侮辱之后，她还能够轻轻松在旁边吃东西然后拍，嗯，就是那种口气不会让人觉得很愤怒，最起码是很愤怒或者很害怕或很，可是他没有，并没有。如果说他真的很愤怒很怎么样的话，他就拍不成了。 就那个状况，那个男的正在背对着，完事了，肚子饿，像你说的吃东西，是，他必须用这样的语气，才能够完整的把这段话跟这个视频是，就是因为按照这个女孩的这个投诉啊，这个女孩现在就是要扳倒这个男的嘛，按照这个女孩的投诉，这个男的呃，就是跟跟他发生性关系，就把他弄到酒店去。 对吧？哎，很多女孩第一次都是那么半强奸的呀，那玩意儿就是后来完了就说这男的说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我你转头又跟我老婆离婚，然后这女的一想这也不错呀，但是又害怕自己没有保障，所以就呃拍这么一。但是我觉得这个反映这个这个男女两个人的某种本质，我为什么放这个视频呢？什么电影编剧也写不出这样的对白。 你看，就是说，你看这个男女之间经常是这样，男的呢就是想搞，你知道吗？嗯，女人呢就是对，不是这女的不答应，这女的就问他你为什么不不高兴啊？这男的说你不跟我做爱我就不高兴了， <laughs> 我觉得很本质。所以李爱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嗯，我们节目啊有一些女权分子，嗯，就是说有一些妇女解放的这个学者哈，他们老是告诉我。 你包括这个我我的李银河导师是吧？嗯，他们包甚至包括张建英老师，他们经常跟我说，说在这个性欲这方面啊，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嗯，说你们男人不要老觉得好，男人愿意干这个，呃，愿意玩女人，女人一样有这个欲望的。嗯，说这是一模一样的。嗯嗯嗯，是啊，是啊，同意是啊。 当然啊，可是为什么我在实际生活当中见到的，好像不是这？ <laughs> 那你可怜了一点。 <laughs> 哎，最近国外有杂志《自然科学》，我忘了什么都有有调查呀，他用这个脑脑，现在有很多脑电波监测呀，男人的头脑整天想着这个这个性啊，嗯，比女人至少多一倍。 最好的，有人做了一个，当年做了一个电脑动画，象征这种现象的，就是在男人的后脑里画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阳具，就呜呜呜呜就是男人头脑里在想些什么。嗯。呃，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其实是一个社会机制形成的问题？就我们社会上是容许男性很早的就有性启蒙，很早的就开始觉得这个事情是他可以做、去干或怎么搞。 但是女性在我们的传统教育底下是被她的性欲是被规管起来的，她是被约束起来的，所以才不一样，对不对？对，然后然后你看这个事情就往往变成了一个什么？我就说，哎，对我很愿意相信男人和女人咱们都是平等的嘛，对吗？但是为什么在我们身边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的是会至少我男的也有性讹诈的啊，没没没没，就是呃也有性举报的等等啊，但是毕竟我们见到的。 似乎多是女性会拿一个男人，你跟我睡了觉啊，这个事儿作为一个扳倒你，或者说啊，你骗了我，我要这样来报复你。这这是一个社会反过来好像的情况不多。这是因为这是个社会禁忌嘛？这是一个社会禁忌。你们想过，你们想过当年武则天在位的时候，下面的人攻击他，不满意武士的人攻击他的，其中一点也是拿这个来讲啊 这这这是因为谁在高位，谁就会对啊，这是一个社会禁忌啊！你今天中国大，你说的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在于今天的中国是男女不平等的，嗯，是个父权社会，大部分情况底下掌权的在高位的都是男性，那你勒索不可能是。 高位的人反过来勒索低位的人嘛，所以他大部分为什么你看到都是女性在用性这个东西去勒索这个男的，而不是反过来，这是谁在位置高的问题嘛？所以我有一次问一位女士，她讲的也是这个意思。我说你看啊，为什么经常我们看到的似乎是这个女的歇斯底里，有时候哈。 在大街上，哗一下，这女的就就歇斯底里了。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女的一下就就像过去我们工工工厂里说那种坐地炮啊什么的。男的不是说没有，但是我亲眼见到的，好像女的较多。嗯，哎，他就说啊，那是弱者的奋斗，呃，不是弱者的斗争。嗯，就因为在很多时候，这个女的啊，她是居于一个弱势，没有人听她的声音，对吧？比如说这个这个男的，呃，这样的就跟我上床了，但是。 我他骗了我，他连名真名字都没告诉我，这算骗吗？对吧？他也没有告诉我他是有老婆的，那么他骗了我。可是因为你你想想嘛，在两性的这个关系当中，男的被强暴的可能性肯定是低于女的被强暴，因为男的力气更大。咱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吧，嗯，男的力气更大，就是女的如果不愿意，男的是可以强来的，对。但是如果说男的不愿意，女的怎么强来呢？ 从这个角就难难度会大很多。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女的当然处于一个在这种关系当中，她当然处于一个弱势的部分。但是你像这个丽丽啊，现在就就这小女孩啊，声称没法活了，现在在网上留下一封声称要自杀的信啊，这个人不知所踪，因为他觉得很多网友骂她。嗯。你知道就很。 会骂他，那当然会。而且女性，你说为什么？我觉我觉得女性在这种事情上，她不管她是处于一个弱者，或者是她甚甚至现在很多女孩子，如果真的被强暴了的话，她都不愿意拿出来，不愿意说，不愿意告对方的原因就是在这儿。在这种事情上，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被教育的，你会你是女孩子哦，你会吃亏的哟。 对，而且社会对于这种看法来说，就是很多男的甚至会觉得说，你为什么？那为什么就强奸你不强奸别人啊？哎，因为你穿的性感啊，啊，因为你招惹别人啊。所以，当然男人的声音会比较大，我觉得在某种情况下，嗯，所以男人声音大的话，这这女孩子其实她就会处于一个既被伤害，但是又不被同情的地位。而且，我觉得大家对于什么叫做强暴啊，这个东西啊。 对于他的认识跟体会，还有这个感受，是性别上差异太大了。是，呃，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们普遍对这个东西的感觉也不是太敏感，所以才会出现前阵子不是一个大学教授说强暴呃某些职业的妇女总比强暴良家妇女要好是是是对？清华那个，清华那个教授，因为说一个大学教授都说得出来这样的话，对不对？所以由此可见，我们对于说什么叫做强暴。 强暴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一个暴力，非常可怕的一个暴力行动。嗯，在暴力底下，你应该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但是我们对这个东西体认不是太深，所以有时候呢，呃，一个女孩子说她被强暴了或怎么样，但只要我们我们会把她想象成，假如这个丽丽啊，她就是一个很无辜的小女孩，然后这个视频假如不是她拍的，是人家拍到了，那我们可能还同情她。 但你说哦，你被强暴了，你还把它拍下来，怎么样？那大家就要开始你是什么居心啊？是什么？就开始这么去想。哎，这个事儿确实很微妙。咱们广告之后再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是你知道这现在这个事儿多了之后啊，呃，包括前一阵儿说这个这个这个什么法法什么招嫖门那个，就之后你知道中关村。 卖那个各种各样那个偷拍设备的， <laughs> 过去几天卖出来一个，现在一天卖出几十个， <laughs> 就是你看有眼镜的，有钥匙串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呃都可以，这个这个偷拍偷录，就说我觉得有点什么呢？上次这个 <laughs> 不是就是上次我挺认同啊，就咱们那个王王猛老师啊，他讲的一个观点啊，我。 大家都觉得啊，有些个你这个男人或者说是贪官啊，你当然是自作自受。但是这个问题啊，有时候你得从两方面看。共产党人最讲辩证法，对吧？这是一方面，你被揭穿啊。但是呢，从另一方面呢，如果这种行为得到肯定、得到示范，通过网络传扬出去的话，你知道，那就会变成很多很淳朴的事情啊。我们今天都要存个小心。 比方说，哎，健康的两个男女，你现在，假如有个女的要跟你发生个什么一夜情什么的，或者我们两个就是就好了，互相眼眼对眼喜欢了，本来过去也许二十年前非常纯真的两个人就好一下，但是今天神经稍微敏感点的人，这个事儿就会变得顾虑重重，人跟人之间呢。 嗯，呃，对吗？他们有有有人就跟我说说，你现在去你去酒吧，所以现在啊，这种东西反而使得 <laughs> 这个社会道德呀，嗯，要回回去，因为什么呢？他说，你说去去去酒吧，他说我跟你讲老实话，我跟一女的我要去跟她一夜情啊，我洗澡的时候我都偷看她有没有在那儿弄手机啊，弄弄弄弄什么？装什么东西？她装什么东西？对，你不知道这是下套的还是干什么的？嗯。 女孩子应该会更怕吧，因为如果说两对，如果是单身的两个人，比如说男的可能害怕说，如果我有老婆，我在外面有什么事儿的话，人家找我闹，肯定是我就糟糕了，对吧？但如果男的是单身，那找女朋友这没有人会觉得又怎么样？比如说像那时候陈冠希的那个艳照门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陈冠希是艺人，会搞了这么多，包括到现在，其实有些男的搞不好还挺羡慕陈冠希的，觉得哇厉害，好样的，能够。 这么厉害，但是里头所有的女孩子都遭殃，多遭殃，哎是，多可怜，哎是，所以所以女孩子应该更害怕才对这种事情。我也觉得，绝对的，绝对的。他们就在这个这个卖偷拍设备就采访，就是普遍的女的更害怕。嗯，说你这些东西泛滥开来，我上厕所呀、洗澡啊，没错，没错，就都会没错、都有这种危险，因为他很容易被偷拍嘛。比如说现在很多那种人偷拍女孩子裙底啊。 偷拍女孩子上下楼梯啊，在商场，你知道现在商场的地面都是反光大理石，他们现在直接对着这个地面来拍就行了。我说起来，我上礼拜在香港才遇到一件事儿，在一个书店里面，嗯，在看的书，大家，结果这个商场的书店忽然有个人冲进来，然后来了另外一个小伙子追着一个小伙追另一个小伙子，然后一路讲脏话，讲粗话，很大声冲进来，不晓得干嘛。 结果后来看到后头追进来那个小伙子逮住了前头那个勒着他脖子把他扯出去一路喝骂他一路揍他拖出去商场保安呐什么大家围过来看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个男的呢就向大家宣布刚才看到他拍人群底，原来后面头这个男的是见义勇为，然后呢一宣布说他拍人群底，然后旁边的好 <laughs> 玩的事儿来了，他不是拿手机拍人群底嘛，给人家发现了给人揍一顿。 结果旁边所有人围观的人都拿出手机来， <laughs> 然后有人开始录啊，我现在在什么站？我干咩者找他丽都坡街了，对吧？ <laughs> 刚才在哪拍人 <laughs> 拍人群体啊？给句可以啊，大家。就大家都开始把这一幕给录下来、拍下来。这就是武器。对，这就是武器，手机。这这种这种武器啊，你记不记得有还有一个香香香港的男明星，我忘了是谁了，跟他女女女女朋友跟他躺在床上，拿个手机就拍，把他。 啊，对吧？对，呃，这太太容易了，这太容易了。而且你知道，我现在就觉得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你知道吗？就说这个呃，淳朴的东西啊，男女连你像那天王猛就说，他说我这个每当我听到这种事儿，我都很难过。嗯，因为呢，就说这个男人和女人两性关系，男欢女爱，这不曾经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吗？对吗？但是现在这件事情啊，被变得你看刘铁男。 刘铁男对吧？说是几个八八八个情八个情妇，有几个都是举报啊。嗯。这不举报他的不光是是一个情妇，然后那个举报人罗昌平还教我一个知识，我得过去还真不知道。就说这个我党干部对吧？这个语文呢是很讲究的。嗯。比方说，呃，这个薄熙来呃跟多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王立军呢是跟多位女性发生。 不正当关系，他没保持， <laughs> 你看他有细微，还有说某些人你是这个生生活腐化，嗯，然后呢叫还有道德败坏，嗯，还有一个更加一等的叫生活糜烂，嗯，生活严重糜烂。过去咱们以为这都叫形容词，后来罗昌平说，罗昌平是他请教内行人，说这原来是怎么宣布是有等级的，就是啊，生活腐化。 你知道吗？这是三个情妇以下就不到三个叫生活腐化，我是可以量化。对对对，哦，道德败坏和生活糜烂，就你还都烂了，就你到糜烂的程度呢， <laughs> 你是三个和三个以上。 <laughs> 以后你看人民日报，你就知道这贪官几个。你这，我 <laughs> 你话话再讲回来，你我又想到一件事，我前天看一个电影，一个一个加拿大拍的法语片，很有意思，他讲那小学。 的小学生跟小学老师的故事，那那里头有个细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这西方先进国家特别注重保护儿童，所以保护儿童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护儿童不受性侵犯，是不是？那今天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嘛，也是。于是呢，原来加拿大至少魁北克省就法语区，他们有规定，所有学校老师不止不准体罚学生，连学生的身体都不准碰。嗯，比方说这孩子哭。 以前有的时候老师就搂搂拍拍他不行，说以免任何的嫌疑。结果呢，那戏里面就有一个有一个段子，就那个体育老师，人家就说你这体育老师早上什么体育课，永远就看你吹哨子一帮孩子跑，也不教别的。他说怎么教？从前我们小学上体育课不是跳马吗？鞍马吗？对不对？说鞍马，我现在不能扶孩子的腰，怎么学怎么教？现在小孩。 我们对待他要像处理核废料一样。 <laughs> 就我们再回想，其实以前也是老师、学生的身体接触是很单纯、很单纯。的。你说的太好了，淳朴时代真的过去了。过去了。以前老师抚摸一下学生，这算什么？可是今天最新的新闻，一个小学里七个小女孩就说被老师摸，那玩意儿为什么不能摸啊？她摸出尖锐湿疣了，你知道？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小女孩。 都长得小丽丽啊，这老师就摸呀！你说，都这咱们去广告《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李艾觉得是社会的进步，是吧？我觉得以前肯定也有这样的事儿，嗯，但是以前没有被保护，甚至可能有些孩子受到了这样的侵犯之后，他不知道，家长也也不知道，嗯，他可能就这样受到了伤害一一辈子的心理创伤，他可能都都没有办法去去弥补和和和和康复。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原来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把这个事情把它给公布出来，大家都明白，那就保护了这些人。对，这所以什么都要讲辩证法。嗯，的确是有这个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李爱，你看，你说你现在是一名人啊，那你要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你会不会多个心眼呢？我我是觉得，只要你就是在一个正确的土壤里头，它一定还是一个美丽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他还仍然是个很美好的事情。我第一我没有做错事儿，他又不是已婚，我又没有做小三儿，对吧？不是。然后我又我只要没有做做坏的事情。哎，那么我问你，比如说呃两个人男欢女爱，嗯，拍个裸照，这是坏事吗？谈恋爱的两个人。如果是谈恋爱的两个人，我我我觉得为什么要拍裸照呢？就反正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 喜好，所以我并不担心这个事情。关系聊的少嘛， <laughs> 对 <laughs> 对，人家就好这但是我我话又说回来，可能有一些女孩子，她她觉得拍裸照是一种很情趣的事情。对呀，但如果有一天特别就是。 不不好的啊啊，特别不好的，就被人家放出来。那我相信，我相信也是百分之一百的同情在那女孩子身上。随随着这个社会的越来越明白、越来越开放之后，大家肯定又会指责那个放这个照片的人。当然，对这个女孩一定是伤害，所以还是没有裸照比较好一点。 <laughs> 但是，但我我我我我同意一个讲法，就是说你刚才说到王老师说纯真年代过去，的确某意义上是。但是换个角度来想。 呃，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贪官，就是探看到他们，然后慨叹说正常男欢女爱之不可得。嗯，我觉得是有点跳跃了。嗯，首先这些人他并不是正常的男欢女爱，就假如今天真的是有了男欢女爱而被拍而被传出来，我觉得随着这样的事情的发展，以后大家就会像李艾说讲，其实我们是同情他，大家没人当是回事，大家不会介意。当大家不介意的时候，用这个来勒索的效果就减低了。 然后慢慢的用这个做勒索的这种手法也会失效，而且你看，因为往往就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七十度。所以他们交易过来，今天再交易回去，是吧？他有一个。